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咱都知道啊，到了这个四一年六月二十二号，那是巴巴罗萨计划开始的时间，打苏联了啊。而隆美尔这个时候在托普鲁克吃瘪子呢，那已经是这个四一年的五月份了。所以无论是最高统帅部还是陆军总部。 都在盯着东面那个傻大傻大的老毛熊啊，盯着那傻大木。尤其是对于哈尔德这种做梦都想立下不世之功的老滑头来说，那任何阻碍我进攻苏联的事儿，啊，都是给我找事儿啊。所以巴尔干、北非啊，能甩就甩。哈尔德认为啊，隆美尔就是一介赳赳武夫，丝毫不懂战略啊，只知道啊。 盯着自己眼前，不顾大局啊，没有大局观啊。因此，无论无论隆美尔提什么要求，哈尔德心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屌啊！别拿这事儿烦老子，滚犊子啊！就第一个反应就这个，啊所以现在这隆美尔是真没辙了。啊陆军总部这么一个态度啊，但是他可不是那种坐以待毙的人。 是吧？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既然正门进不去，走后门吧。于是路越过这个陆军总部，是吧？直接找敬爱的元首帮忙。希特勒这个时候其实也满脑子都是巴巴罗萨啊，没精力过问啊自己的大保镖啊小兄弟隆美尔怎么样了啊？隆美尔这么可怜，他真不知道啊。现在好了啊。 老大知道了啊，说哈尔德这老东西是吧，给我的爱将穿小鞋儿是吧？那这哪成啊是吧？欺负到我头上来了。于是气冲冲的元首啊，就把这个哈尔德给叫来，痛骂了一番啊！瞎了狗眼了你，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是吧？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梅尔在北非有多难？你跟那儿吹着风扇，喝着咖啡，说否就否了。下次再这样是吧？我让你去撒哈拉沙漠是吧？ 哈尔德也懒得解释，啊，一门心思，因为哈尔德知道，啊，这小胡子帮亲不帮理，啊，就知道给自己的这个亲信站台，呀，也不管这个巴巴罗萨现在已经是火烧眉毛了，是吧？接着，希特勒啊亲自电告墨索里尼，说第十五装甲师即刻启程运往北非，啊，不过呢，哈尔德留了个心眼儿，啊，派援兵没问题，啊，这事儿我也管不了，啊。 不过这姓龙的可是个不知死活的家伙啊！就他这不管不顾的德行，早晚还得来烦我，这不成，怎么办呢？我得找个人看着这小子啊！我身为堂堂陆军总参谋长，弄个监军应该没问题吧？是吧？我也得呢跟老毛熊啊，还有这个八路军是吧，学一学二元首长制，安插个赵刚政委。 去看着这个李云龙这头倔驴啊，省得他动不动找意大利炮打平安县城啊。所以到了四月二十八号，隆美尔心心念念的第十五装甲师终于抵达啊。看来啊，这人情世故不光是咱东方特色，德国也一样啊。有些事儿你要想办成，就得走走后门，插个队，跟上面疏通疏通关系，这事儿。 就能解决啊，要不然正常排队排到五月中旬，黄花菜就凉了。同时呢，哈尔德的特派员也到了，这人谁呢？名气很大，时任德国陆军副总参谋长保罗斯中将。哎，你没看错啊，这哥们就是后来在斯大林格勒一夜成名的那个保罗斯。说起来，这个保罗斯跟隆美尔啊是有交集的，俩人相差一岁。 一战后呢，又都在斯图加特第十一步兵团当连长，所以说在交流上比较顺畅。但是身份上来说，俩人军衔虽然都是中将，不过保卢斯是钦差大臣，那自然隆美尔的这个作战决定就得跟保卢斯汇报，是吧？ 保罗斯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比较学者范儿，那戴个眼镜，文质彬彬啊。虽然可以从身份上节制隆美尔，但是呢，他知道自己初来乍到，对前线情况一无所知，两眼一摸黑。所以呢，对于这位搭档的战情汇报，他一直是持保留意见啊，先观察一番，不做表态。而且呢，也基本上啊，不太干预隆美尔的指挥啊。 所以搭上这么一个明事理的这个政委啊，隆美尔也很欣慰啊，也就愿意呢跟这保罗斯多交流。慢慢的，俩人都越来越熟了嘛啊，保罗斯也就更加信任隆美尔啊，隆美尔的计划他就同意了啊，而且在跟总部汇报的时候呢，也就尽量为隆美尔说好话。本来哈尔德派了个监军啊，结果现在这哥们一来，给隆美尔助拳了啊。 所以对这个隆美尔呢，这是非常幸运的啊！之前保自己饱受委屈啊，现在终于可以施展一通，有机会让他拿下念兹在兹的托普鲁克。到了四一年的四月三十号早上起来六点半啊，德军的斯图卡轰炸机带着刺耳的呼啸声冲向托普鲁克城外的二百零九高地啊！咱们不止一次讲过。 攻城必先占领城外高地啊，这是非常关键的原则。那，然后大家就看到这个二零九高地啊，陷入浓烟火海之中啊。德国跟意大利的炮兵火力急袭啊，马上就开始了啊。由于是突然袭击，所以守军没来得及展开兵力，德国第五轻装师就冲了过来。激战到上午九点，高地落入德军之手。 总的来说，德军这次进攻很顺手啊，二零九打的很顺手，不像日俄战争的时候那个二零三啊，日本鬼子死了，恨不得俩师团的人才拿下来啊。所以按照隆美尔的方案，拿下高地之后，应该趁势赶紧向守军后方穿插，打乱他们的防御队形啊。不过这一次啊，进攻部队的前线指挥官又犯二了，没有及时向纵深发展。 啊，而是忙于消灭当面的守军啊！被你们这帮英国佬折磨这么久了，所以我得好好的给你们点颜色看看啊！Give you some color to CC, 啊！但是倒霉催的德军这个时候的对手偏偏是澳大利亚军队。你想，这帮澳洲牛仔、犯罪分子后代，那是好惹的吗？啊，打起仗来真心不怕死。据说很多人抱着炸药包跟坦克同归于尽。 德军万万没有想到，这帮浑身袋鼠味儿的上来就兜头给了一棒子，怎么冲都冲不过去，就僵在那儿了啊！更让隆美尔头疼的是呢，左翼进行攻击的第十五装甲师也被守军遏制住，等于说好不容易准备的突袭，一下子变成了打烂仗。 澳大利亚军队利用隐蔽的、十分巧妙的战术据点，频繁狙击，还发动了一些战术反击啊，让进攻的德意军队啊，真真心是吃了不少亏。随着战局渐渐发展成类似一战的堑壕战啊，到了下午，隆美尔在二零九高地西北发起了另一次攻击啊，投入一个团的兵力，德军攻势汹汹，守军拼死抵抗。 双方经历了伤亡惨重的一系列战斗之后，还是没有决出胜负。隆美尔甚至亲自驱车赶到前线指挥部，除了亲眼目睹手下弟兄一个一个消耗殆尽，没有任何办法。当时第十五装甲师师长艾斯贝克男爵给隆美尔提交了一份报告，令人唏嘘，说我们的士兵，尤其是军官。 在无数未被发现的地堡的步兵和反坦克火力，以及占压倒性优势的炮火面前，遭受重大伤亡，大多数部队伤亡超过了百分之五十，有些更为严重。然而士气仍然十分高昂。突击部队按照计划进攻敌人的目标，步兵连紧跟在他们后面向东推进，跟地堡里的敌人展开近距离搏斗，在猛烈的炮火下毫不退却啊。 所以啊，你这个能看得出来，在现代战争中的各种战略战术，只能体现在运动战上。攻坚战你啥大师指挥都没用，就是去拼人头的，是吧？就是去拼人头，没有没有这个这个呃更好的办法。看完这个十五装甲师师长的报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怎么进攻的就只有德军呢？ 道主，意大利军队呢？德军不是来帮助义军打仗的，来助拳的呀！啊，要是这会儿有战地记者去采访隆美尔，问意大利军队的情况，估计隆大帅就只能摇头了。为什么呢？按照作战计划，本来是德军攻下山头，意大利军队接过主攻任务，拓展战果。可是开战两天了，隆美尔连意大利毛都没看见，打电话问：“哎，大爷们，你们上哪儿去了？” 意大利回答：“正在准备，马上到啊！”结果等仗都打完了啊，隆美尔往指挥部返程的路上，终于邂逅了这些援军。这帮大爷们正不慌不忙从车上往下卸弹药。就算你到了这个战场，有啥用啊？啊！意大利军队都是天生的演技派。 他们刚刚这个接过阵地，估计还没来得及分清东西南北，英军炮火噼里啪啦打过来了，是吧？意大利军队立马就钻到了汽车底下，无论军官们怎么三令五申、拳打脚踢，人家就是置之不理啊！爷的命要紧，挨两下打就挨两下打，打死我也不肯爬出来，是吧？隆美尔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当时非常恼怒。” 但是无济于事，只能派副官埃佩尔少校专门负责督促义军前进。摊上这么一堆猪队友，你有啥办法呀？啊，你看人家英军的队友啊，奥新联军呐，一个比一个横，战斗力都远超本土英军，甚至连阿三兵都特牛啊，尤其那些个库尔喀兵，简直就是这个一敌百的素质啊，就跟完颜阿骨打时代的女真兵似的啊。 意大利人是这么的不靠谱，隆美尔果断地投入他最后的预备队，四十辆三四号主战坦克，在这些坦克的支援之下，德军再次发动进攻，可是仅仅推进了两公里，陷入到了一片地雷陷阱。担任主攻的四十辆坦克，十七辆触雷，啊，丧失了机动能力。 隆美尔不断催促剩余的坦克和步兵沿着环形防线侧后转向东南，席卷英军战线。但是，推进了五公里之后，又遭到了部署在雷区后边的大炮的轰击。英军二十辆坦克也发动反攻，多亏德国工兵训练有素，冒着炮火修好了十二辆触雷的坦克，缓慢地沿着战线开始后撤。 看到这个德军损失惨重，那意大利军队更是毫无斗志。啊！转过天来，五月二号，驻守托普鲁克城内的英军尝试了一次反攻，指挥官调动了整整一个后备步兵旅往二零九高地反击，双方战斗异常激烈，英军调动大批重炮进行火力覆盖，啊，在坦克增援下数次冲上高地，但是呢，被德军的机枪和八八炮打了回来。 短兵相接持续到四号凌晨，英军毫无进展，德军牢牢控制住了二零九高地，还抓了几百名澳大利亚俘虏。当然，德军付出了很大代价，一千二百名士兵死伤失踪。所以，二零九高地这一场仗啊，打的是两败俱伤。要知道，德军现在满打满算也就万把来人，动不动就百分之十的掉血。 你想这哪受得了啊？对吧？现在局势很明朗了。隆美尔不想面对，但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他的兵力真心不足以夺取托普鲁克。进攻开始之前，德军有七十多辆坦克，现在呢还剩下三十五辆能动换的，战损率是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不过，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呢，二零九高地仍然在德军手里。所以，现在的形势就是什么呢？ 隆美尔攻不进去，英国守军也冲不出来，看着是势均力敌，但是对于轴心国来说啊，这地中海补给线啊是吹弹可破，所以这种情况下，隆美尔是根本不可能在这消耗的，而且呢，不光这个隆美尔啊心里嘀咕，身边的钦差大臣保罗斯啊，更是被现在的伤亡情况吓得直冒冷汗，是吧？ 之前我是在我上司哈尔德大将、布劳希奇元帅面前给你隆美尔说尽了好话，你现在搞了这么个结果，是吧？我还有什么脸面面对这俩老头啊？啊！于是保罗斯就端起架子来了，啊！以陆军监督的名义命令隆美尔放弃进攻，啊！而且呢，即刻被陆军司令部召回述职，啊！在返回德国之前，保罗斯对隆美尔千叮咛万嘱咐，啊，老弟。 你千万老实点啊！咱们继续围困托普鲁克就好，万万不可再次进攻啊！想想咱们现在的补给困境，再打可就全完了啊！面对这种情况，狂热的隆美尔啊，就开始这个冷静下来啊！他原本以为只要一次坚决的进攻，英军就会放弃抵抗啊！呃，不能不说。 龙妹儿太年轻了，那 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那哎呦啊，人家英国人称霸世界三百年，虽然战斗素质赶不上德军，但战斗意志绝对是杠杠的，而且人家那些小兄弟个顶个有用，是吧？比你们这些意大利兄弟，是吧？那甭比了，再比就恶心了啊！所以他心里啊，肯定不止一次在问这一个问题，是吧？ 对于托普鲁克这疙瘩是咬牙继续干呢，还是知难而退呢？啊，就在隆美尔琢磨的时候，对面的老对手维维尔正在悄悄的聚集力量，英军新酝酿的解围行动就要开始了。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